锵锵三人行，今天呢，咱们又迎来了这个身残志坚的李主席。 <laughs> 李主席上次在我们节目，简直是，哎呀，我觉得反响很大，是吧？因为没见过这样的，就是严重抑郁症，还加上严重的癌症，对，哈，而且还能够活得这么坚强，所以网友们都夸你是身残志坚呐。 <laughs> 这是深圳作协的主席，对吧？这是徐老师领导了啊。 嗯，他是我的老师，作家，作家啊，这是作家， <laughs> 作家啊。 <laughs> 所以呢，上次呢，您跟我们这个聊了之后，很多人呢就注意到这个抑郁症了，是吧？听说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很多人都得了， <laughs> 这玩意儿传染是吗？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不能够空气传染？不是，他实际上是有很多人他有。 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他就乱去，比如说去看这个心脏科呀，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科。我也走过这个弯路。我跟你说，我必须向你汇报。去精神科做我我必须向你汇报，就是说我上次咱们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哈，我就是你说的这样，在大概之后两三天之内呢，我一直在觉得我是不是得了你说的这个抑郁症？嗯，我就我就我觉得这是不是传染？后来我一直心里啊有点对他有点幽怨。 我说呀，跟他聊这个，聊这什么东西传染吧？哎，我就觉得我这情绪郁郁寡欢，走大概过了两三天，我才走出你的这个魔影啊！ <laughs> 我觉得，告诉你哈，其实你要谢我，为什么呢？其实人的一生中，他或早或晚，他都会遭遇，不一定是抑郁症，但是他会有抑郁状态。有些人能够自己走出来，有些走不出来。出沙子。对。 <laughs> 如果我跟你说了，嗯，你就有警惕了，你就不会。 落得我这种下场，说是重度抑郁，然后终身吃药。啊，我是终身吃药。但是你看脸色还这么好，看来。刷的吗？终身吃药很好，是吧？你们造型是刷的吗？刷屏。刷屏。而且那没有，你看咱观众在电视上看的很很优雅的一位女士，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她是这么严重的做了几次手术的。还有网友批评我说我这个位置应该做一个医生，说我身为他的朋友对他没有同情心，哎，真是冤枉啊。 对呀，但是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们，这个淋巴这这个癌，因为我是淋巴转移癌嘛，我很想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告诉大家，就是这种癌要小心什么。我走了很多弯路，而且我吃了很大的亏。嗯，而且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这些知识的话，我不会那么多的痛苦和不至于这么。 惨痛！你发现了多久？嗯，现在就是又有一个你们李家最近的新闻都跟你们李家有关系哈。 <laughs> 这个李兰妮是吧？这个小小李子等等李李开复，嗯，李开复也是淋巴癌，自己宣布了。大威大威啊，对对。我呃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下，他宣布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他这样子面对挺好的。我自己呀哈，我当时不懂面对。 我我其实知道，我那个淋巴转移癌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正在准备开第三刀。我而且淋巴转移癌它转得非常快，它它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医学 <laughs> 普及知识，它有原位癌，有有有转移癌，那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我这种，我的原位癌原来是甲状腺癌，但是呢，因为开刀的时候我全麻不知道。 那然后医生和我父母就隐瞒了，那我就就休息了一个月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癌。嗯嗯，那然后呢，我就该干嘛干嘛。嗯，然后到了九八年的时候，呃，我其实就是淋巴转移癌了。九八年的十二月，这个甲状腺癌它能变成淋巴癌？淋巴转移癌。嗯。而且淋巴转移癌呢，其实它是比较就是它转的很快，它淋巴它全身转。那我是。 九八年的十二月做的那个第二次手术，对，已经十四年前了，你还大有希望啊。哎呦，我告诉你，但是呢，就是我如果不是碰到两个好的医生，我根本就早死了。嗯，为什么呢？就是我九八年年底做的啊，然后呢就转移了，转移了。我父母呢就是没有知识，他也不知道专科医院给我开的，他为了隐瞒，他就找了一个广州的一个区的人民医院，然后弄了一个假证明。 就就就那个了。于是我零零年的二月，呃，我那时候正在和何群这个这个一起这个写写写电影剧本，然后我妈妈就说说，因为我那时候消瘦、恶心，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低烧，那我妈就我妈心里有鬼啊，就说哎你去看一下吧春节，医生我就到了那里很不在意的，医生一摸就说你马上住院，因为我就。 我觉得不可能，然后上手术台两天以后就是做了化验。这什么医院？啊？这什么医院？在那个中山医的肿瘤医院。嗯。那然后那个我呢就不太相信，我觉得我怎我不可能那么倒霉嘛。然后医生嗯签字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无所谓，我觉得我不可能得癌，啊， <laughs> 然后他医生说先开上面，然后如果活检不好就下面。 就是一直开下来，说那就是大手术了。嗯。呃，里头的淋巴全部要挖，血管、呃神经都得扎断那样。你现在身上还有淋巴吗？我是他转了。啊？我告诉你哈，我零零年的二月做的，我零五个月以后去做那个 CT 就转了，两边都是，而且本来做完了这里的淋巴全少了，嗯，然后呢就又有了。 哎不，我没弄明白，你现在身上还有癌吗？有，所以我很想。那你怎么能活着呢？对，我呢就是多亏了这个我碰到的一个医生，他是我们国家，他是北京抗癌协会，就是癌症康复协会的会长。他呢就是那时候从美国回来，他就说国际上啊就讲究的是与癌共存，就是姑息疗法。哦。那那个。 有一种学派呢是斩草除根派，嗯，全割干净啊！对，我我刚开始是斩草除根派， <laughs> 两种罪都受了。天哪，太恐怖了！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呢？他给他给我我我当时啊，因为他没有全麻嘛，我当时呢在那里躺着的时候，因为冷，就二月广州二月是最冷的啊。然后他就会，呃，听到半个小时。 我讲以后，人家唱着歌一样的说，呃多少床，呃这个呃清扫吧，转移了。然后我就听着医生护士在那里一边说笑一边干活。啊，在你后我扫地就只是啊，就清扫嘛，就是把我这里全扒开，血管要结扎，把淋巴瘤弄出来。而且我呢是病理化验室，我把这些淋巴全挖出来以后，四个淋巴里头有三个已经又是转移癌了。啊，那然后呢，而且。 嗯，最让我就是心里难受的是，五个月以后又转了两遍，嗯，然后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因为我我开那个坐代会来北京，居然北京的那个肿瘤医院的医生哈拿我当示范，一看，哎呦，我就好像终于找到个样板片，一把抓住我说，看哈哈，这就是失败的这个手术，然后什么病理科的也来了，学生也来了，还有别的病人都来看这个失败手术拍照。 说这个刀口，呃，切到这里不行，还要切过去。他们的失败的意思是说没有彻底斩草除根。他们认为就是说，我因为他检查就是就是转了嘛，又转了嘛。不是，他们说你失败是是指什么？就是没有挖干净。没有挖干净啊！那在以后呢？你就采取了就是共存的方法。我要我正准备开两刀的时候，我这时候呢，我就去去找了那个就是这个。 姑息疗法，姑息疗法的那个。我那时候他还不是主席，嗯，我是就是。你找了他之后，我北京不认识人，对，而且我也不认识他，嗯，我就去说，呃，医生你能不能给我加个号？他是中西医结合科的。我说加个号，我说我是从深圳来的，我来一趟不容易。然后这个医生就给我加了个号，加了一个号以后呢，他就。 我就说，我说我可能那个面容很凄惨的样子。我说我刚开完，又说我又要开两刀，以后他就说，他说其实还有一种是姑息疗法，但是呢，好，这样咱们先打断一下，给大家留个悬念，好像姑息疗法有点希望啊。对，那么广告之后，对，再请李主席讲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是怎么姑息身上的？癌的 因为那个医生说呀，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国际上比较就是流行的呢，是要与癌共存。他不要把癌说是因为你常常是把癌细胞杀死之前，把正常细胞就先先杀掉了嘛。那你很多病人他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他的那种副作用和那种呃衰竭、器官衰竭啊，或者是呃抑郁而死啊等等的。 那当时呢，就是这个癌症康复协会的这个会长，他是叫李平平，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可以不开，你可以去呃采用保守疗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就认识了一个那个就是中山一肿瘤医院的头颈科的首席专家，这个老头很好是什么呢？他说李兰妮，你记住，呃，有人跟你说偏方不要吃，抗癌新药不要吃，因为他说这种呢是你把钱花光了，人也没了。 嗯，然后我就谨记住这两个医生的话，就是我尽量不去做多的治疗，也不去多吃药。别人告诉我什么什么名医、什么什么偏方，我都不吃。那问题是你身体里的这个癌，它不不不发生作用吗？发生，不蔓延吗？发生，那怎么办呢？呃，在四公分以下的时候，它还是能控可控。四公分以上了，必须开刀。就。 再想办法，嗯啊，哎，你说可控是指的什么意思？怎么可控？就是它增加的不那么快。但是你要吃一些药，是吧？我吃药啊，我天天。简单的说，你就做了两三次手术，两次还是三次？三次。三次手术以后你就不再做了，你就用药物控制，然后你的病情就没有继续发展。我还有化疗，这个也很重要。化疗很痛苦。你现在不觉得癌给你造成什么不舒服了是吗？会，我没有，就是其实我体力很差。 我常常不出来，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呃，人家本来是没有生命危险。嗯，他也不里头我到别的地方去，很难说。他姑息就是一直姑息到死的那一天。哎，对， <laughs> 但是他会让， <laughs> 他会让我有尊严的死，不会死的很难看。哦，是聊到这儿，你这么啊，而且就不管他了。嗯，广义上人都在慢慢的对呀，哎哎。 就是我们接受不了“癌”这个字，说实在话，我们是接受不了“癌”这个。这是个生命观，所以那天那个王猛啊，王王猛老师，我觉得说挺有意思。他听说谁判了这个死缓哈，他七十多岁了嘛，突然冒出一句：“他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死缓吗？”对，对，就是这样。对，我当时记得在呃医院住院的时候是，呃，就是周围的都是转移了，转移了以后发现老人家。 很安详，老人家就觉得住进了癌症肿瘤医院就是幸福，能住几天都好，值了啊！反正老了嘛，呃，怎么都是个死。然后我旁边有一个，有一个呢，她是转移以后呢，就是借钱大量的举债，借到就是她丈夫、她儿子都不来见她了，因为她死了的话，欠很多钱，家人要还钱，要就是。 所以就家庭关系非常差，那还有一个呢是孩子才两岁，那个女的极其的渴望活下去，但是呢，真难说，而且整个面目破坏的很狰狞。这个癌症啊，基本上应该说是人类投入了最大的资金对，攻克研究的，但是到今天你都不能说有多大的希望。 只是零星的啊，现在好像说啊，有什么得诺贝尔奖的，就好像是个靶向的那种药物分子，就那个靶呀，它需要辨辨认出你的那个癌细胞，然后破坏你那个癌细胞。但是呢，比如说最多发现了一种靶向的那种药物，它只是针对某一种或者某两种癌症。 而且呢，这个疗效都在实验阶段，都都都都还很难说。一般那个那个老专家告诉我，就是说不要去相信新的药和新的那个，因为他说他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他才知道它的副作用和它的坏处。那你就不要自己去当小白鼠去。那你的意思基本上就得了癌症，咱就。 算了，就这么着也活活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姑息疗法它有一套那个，就是姑息姑息疗法它有一套那个，就是说，首先一般得癌症的人他都是压力非常大，而且他在短时间内，比如说像李开复这种，他肯定就是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比如说呃积劳成疾，那于是呢，身体内的恶性细胞激发了，他就比较快。但是医生告诉我，就是说，第一。 就是你不要生气，第二就是你不要那种呃叫做操心，第三呢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多的地方，因为这时候癌症病人他的那种免疫力很低，嗯，他非常容易死于那种各种感染，哪怕是个感冒，他也很多不死于癌症的，就是癌症病人其实很多有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死于抑郁。 三分之一呢是死于其他的什么器官衰竭呀，呃什么什么，哪怕一个重症感冒啊啊或者其他的心脏啊什么什么的，其他的那三分之一，如果你懂得方法熬，其实可以熬到老。啊？可以熬到老。他这癌就一直不会再发展了，就停在他会就是说，他会慢慢长，不让它增长的这么快。 我看过一个所谓坚强抗癌的一个朋友，其中你可能认识，是那个谢冕的第一个博士生，是那个叫陈文超。嗯，我知道啊，陈文超他哥是吗？走了吗？陈文超原来呢，就是我做化疗的时候啊，陈文超就跟我讲说：“南妮，咱们熬五年，五年以后就有新药了啊，这个咱们要活下来。”嗯。 而且我那时候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我在中大哈，我不能出来，我要拄着一把雨伞。没下雨的时候，我拄把雨伞，我又不能走，我就走到那个楼外啊去看看太阳。然后我有一天散步呢，我走不回来。然后呢，陈文超后来知道了，就跟我讲说：“南妮，这种情况你给我打电话嘛，我会让我老婆去把你接回来嘛。”后来我就说：“我说陈文超，咱们都在熬啊。”他也是，就是。 原来是什么别的癌，然后就转肺啊，然后就，他是坚强抗癌是什么呢？他坚持上课，然后，嗯，博士生课、硕士生课。教育学院嘛，香港教育学院嘛。呃，反正他就是一直上课，还一直写文章。那后来他他走之前的时候，他就是转移到大脑。啊，而且呢，他知道我，你说他知道我抑郁症了，他告诉他太太，说不要告诉李兰妮。而且他被人家当做抗癌的模范。 当做最坚强的人，那于是呢，陈文超就曾经打电话，在电话里头哭啊，一个男子汉就是被人们誉为最坚强的人，在电话里哭。他说，他说李兰妮，他说我觉得跟别人说没有用，别人不知道就是我们的难处。他说，所以呢，我只跟你说。他说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嗯，照片。 什么什么的，他说我都跟我太太说好了，以后我就说，我说陈文超，我说我也准备好了，照片也挑出来了，我说也不留骨灰，什么都不好，我说嗯，我说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再一天就要有尊严的这个活一天。他说是，他说我们要互相鼓励。后来他说死得很痛苦，死的就是到大脑以后啊，他会哎就是很多幻觉，就是觉得而且人也，就是肿胀变形。 我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呃，因为一个原因嘛，就是怀疑嘛，嗯，就做正电子扫描，嗯，你知道，做正电子扫描就是专门就是有有啊，就是觉得有所怀疑了。我我问医生，因为他是他是这个呃，没有特别的原因不会做这个这个试验的嘛，对不对？做正电子扫描，嗯，就脑子里就产生了这个癌这个概念。嗯，我就在想，癌怎么医是个医学的问题，嗯，但是人怎么面对癌？ 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哎，对，你一旦想到这个概念，啊，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啊变了。你原来这一辈子信什么，怎么走，怎么发展？你现在一旦有这个东西，你好像一切都变了。你就最简单的话，你就站在自己的东西面前，你就会设想别人帮你整理这些东西会怎么样。对。 嗯，就是说别人都就我我我这衣服，我女儿到时候以后看到以后，他们是烧掉呢，还是还是捐掉呢？就是会想这么一些奇怪的问题，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就说如果已经确诊的，还能够这样，就是像正常的这样活下去，做走完人生这个路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社会需要全社会关注的一个心理的问题。这个这个人人生就。 变了，就完全变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但这未必是不好的。你过去这个佛教里面就讲啊，就是说这个所谓修行啊，就是把“死”字贴在额头啊，把“死”就是你你你想到这个事情。我们虚妄啊，我们不会这么做啊，主要是那到你刚才说的那个哈，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懂这个道理是一回事儿。 真正面对的时候是一回事儿。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到时候不要扣出来。那个你认识的，嗯，我那时候化疗完了，哎，就是这个那个海胖子嘛。呃，我得癌症的时候呢，曾经就给我打电话表表示慰问嘛。然后我就说，我说我说我说我回顾了我的一生，我花了一个一个星期，然后想了我的这一生以后，我觉得问心无愧，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死呢都。 都都心里头很安了，我说所以呢，嗯，就是表示就是谢谢他的这个，就就很就很就是就就开玩笑说，哎呦，真是就是你这说这这个话太那个了，呃，还还什么什么反思一生，反正就他就因为他很爱调侃嘛，嗯，就说的很轻松什么的，因为我当时呢就觉得，嗯，其实这不是很好的懂得安慰人的方法，因为。 你真正的癌症病人，尤其像我这种晚期第三期的，他实际上就是我该烧的东西都烧掉了，包括就是我说的这些衣服啊什么的东西，我都告诉我的家人，就是全部都不要，不要留下东西，啊，也不要通知我任何朋友。事先料理后事。啊，我事先料理了，啊，都是那个。然后呢，后来过了几年，他是有一次，医生误认为他是睾丸癌，他说当时。 就是在大连，他在大连很有名嘛。嗯。他医生一跟他讲说，哎呀，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得动手术拿出来了，活检才能确定是不是恶性的。他说他都快崩溃了， <laughs> 绝对。 <laughs> 他说他开着车，从那个家里头啊，呃，就是从医院出来往回家哈，他不想回家，因为他说他怎么跟家里人说，呃，就是他一切的东西就像你所说的都变了。他说一直开车不知道往哪走，然后就觉得他的人生。 他说什么就很难面对，然后他说回到家里， <laughs> 什么老婆呀，什么什么，的，家里头那女人就哭得一塌糊涂。他说后来就是过了一两年，我们全那个全委会一见的时候，这时候告诉我，一个呢是误诊，另外一个是，来，我现在告诉你。 其实我是很佩服你的坚强的，开始说人话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人生啊， <laughs> 播出《快乐的事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而是啊被化验出癌症，第二天告诉你误诊了，对， <laughs> 对。